林哥，黄主任来了。 <laughs> 江婷的照片不能交上去。老袁有什么发现？啊，床底下搜出一包用胶带粘住的东西，可能是毒品。还有，柜子里搜出了这个笔记本。什么呀？这是汪新叶的记事本。他很可能是个前客，借着贩毒四处搜集符合特定条件的女孩，条件是十三到十六岁。 长得好看，肩窝里有红痣，你看，这是那三个女孩的照片。结合这些特征，应该能找到第一个受害人。这姓汪的，这为什么呀？说是绑架又不为钱，难道纯粹是为了变态取乐了？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一个疯子的想法。等抓到了罪犯，直接审问就行了。嗯， <laughs> 行了，装证物袋吧。嗯，严哥。 高哥来电话问你还回不回市局？怎么？江阳县派出所拿李雨欣的妈妈当诱饵，连夜抓了几个零售商，已经送到市局了。要不要等您回去一道审？告诉老高，我这就回去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，《破云》。 第二季第十一集。我警告你，别耍小心思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这就甩上了。高哥刚走了个开场流程，正等您呢。那行，开始吧。是。喂，高哥，严队到了，开始吧。你。 老实点儿，把你跟江阳派出所交代的内容，再给我们重复一遍。哎呀，各位政府，能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就是再重复一百次也说不出什么新内容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，那胖子姓汪，咱们都管他叫狗哥。说重点。哎呀，我能知道什么重点呀？那胖子是我上头的上头的上头，平时根本见不成。 也就见他来过江阳两次，呃，去年底、今年初，大哥带我陪他在 KTV 里唱过歌。老高，这都快大半年了，问他找小姐了没？光唱歌，歌舞厅里叫酒，还能没有小姐？ <laughs> 找，肯定也找啊！那大老爷们光唱歌有什么意思呀？ <laughs> 把李雨欣的照片给他看。这个小姑娘，认识吗？ 认识啊，汪兴业找过他。呃，这这我这这我可怎么跟您说呢？狗哥吧，老喜欢跟人打听幼女，特别是老实上学那种。这小姑娘的妈妈是我们的熟客，不知怎么的，狗哥就听说了她有个女儿。然后呢？然后然后也没什么呀。 狗哥年初来江阳县，就让人把小姑娘找来。我们还以为他想干嘛呢，谁知人家来了以后，您猜他干什么？拍照。拍照。哎呀，我的哥，你可真是神人呐！那胖子正儿八经拿照相机给拍了几张证件照，然后就让人走了。我们几个当时都看傻了，还问他这是给宫里采选秀女吗？他怎么说？ 他都说是上面的分咐，要这种小姑娘，年龄、相貌、性别都得对，肩膀那儿得有痣，还得漂亮，性格刚烈强硬。听着，跟做法养小鬼似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瞎扯？上面的吩咐。她上面是什么人？哎呦这位政府啊，那种大人物，像我们这样的小角色也接触不到啊，您说是不是啊？ 严哥，这个人认识吗？这不是那个疑似追杀李雨欣的匪徒吗？监控拍的还挺清楚的。呃，这个，这个是你们江陵县当地人吧？ <laughs> 哎大哥，该不会是姓汪的犯了什么事儿，需要我们配合提供线索吧？ 啊，那您看我有问必答，乖巧听话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争取个从宽减刑的机会啊？啊， <laughs> 你先给我老实交代。我们会告诉检察院，你入行那年不满十八。 <laughs> 哎，对对对，我还小， <laughs> 就是就是长得有点着急。呃，这个人呢，我不熟，但见过，人称戴哥，袋子的戴，开始是跟我们对家刘老大混。 后来我们大哥把刘老大的厂子盘过来了，他手下也就全散了。然后这个戴哥就投靠了汪兴业。对，据说他有个老牛逼、老有出息的本家哥哥，在姓汪的手下做事，就把戴哥也提携了过去。戴子本名叫什么？哎呦，你这、这、这、这，您可问住我了。我们这一行混的呀，都讲究起个花名。高半清，笔录里写上他入行那年整十八。 是。哎，不不不，大哥你别走，我我我想起来了，他他姓范。范？范什么？哎呦呦，我就听人喊过他一次范五，可能是在家排行老五。 <laughs> 哼。范五，你知道他那个特别牛逼的本家哥哥范四，最后怎么样了吗？被二三十辆卡车碾成肉泥，铺在高速公路上，心肝肺全搅烂混在一起。 整个人最后只能凑出半桶啊！不，不是吧？待会儿把现场的照片拿给你欣赏欣赏。高本清，走。是。哎，不是警官，你们别走啊，警官！现在看来，我们有充足理由怀疑汪兴业跟持枪袭警的范正元。 以及肇事袭警灭口李雨欣的范武等人有关。马翔，到。你带人去江阳县清风港调查范家这对兄弟。摸到线索后，立刻通知我。是。同时再发一轮协查通告，追捕范武等袭警团伙。是。高万清，有。这个本子是在汪兴业一处窝藏据点里发现的。照片里这个小姑娘姓滕，十六岁，在两年前的绑架案中被害。你赶紧跟接警中心联系一下。 抓紧时间确定受害人身份，明白？我们这就去办。 <sighs> 江婷当年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汪兴业的笔记本里呢？他都说是上面的吩咐。要这种小姑娘，年龄、相貌、性别都得对，肩膀那儿得有痣，还得漂亮，性格刚烈强硬。 刚烈强硬，这就是黑桃 K 对江婷作为一名警察的评价。那起码能说明，这位警察并没有背叛职责。那他为什么还要以江婷为原型来重演这出戏，而且始终把江婷放在被背叛的那一方呢？难道，在李雨欣看到那起绑架案之前？ 还有一起没被发现的绑架案，而江婷就是受害人之一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这样一来，黑桃 K 这种变态的仪式感就能说得通了。不过，另一个受害者是谁？是铆钉吗？ <sighs> 不对，如果铆钉是另一个受害人，那他提供的情报就是正确的。 就不存在背叛，而且黑桃 K 目标始终是两名彼此爱慕的少男少女。也许，也许，也许从一开始，那个背叛者就是黑桃 K 自己。 严哥，哦，秦队也在呀。嗯，马强的传真过来了。滕文艳，女，十六岁，小学文化，灵州市一个美容院的洗头妹，当时是跟隔壁的理发师一起失踪的。哎，不过当初美容院老板就没查过她的身份证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查证。那个叫王瑞的理发师倒是可以往下查，户籍那边查起来太耗时间了。 不如直接从灵州市入手，调查两人失踪当天的行踪轨迹，争取早日找到埋骨地，也就是贺良的行刑地。老燕，你觉得呢？不，必须查出滕文燕的背景来历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她不是女学生。黑桃 K 在选女孩的时候是以江婷为原型的，两个都是乖巧的女学生，滕文燕却是个打工妹。 他跟江婷相似的点也许就是他的背景来历。哎，问你呢，为什么非要查他呀？啊，因为，嗯，啊，喂，老妈，我在市局门口，出来吃饭。嗯，好。哟，谁啊？你谈恋爱了？没有，警校一个老朋友，老高。 滕文燕的身份背景可能关系到她和方兴叶是怎么认识的。如果她身边有人吸毒，保不准又能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掏出一窝贩毒的来。哦，这样啊。总之，先通知灵州市局摸排走访啊。我去吃个饭就来。走了。他就是谈恋爱了吧？嗯，我看也像。 <laughs> 来来来，哎，瞅瞅啊。哦。 奔驰 G 六五，那不是严哥自己的车吗？所有已婚男人的梦中情人，灵魂小老婆，准备红包吧。啊，能开小老婆的只有正房太太。你们严哥呀，八成是有对象了。 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喝点粥吧。吃完了送你回来加班。到前面路口换我来开车吧。你开车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别误会，主要是我从小就被教育，男人跟老婆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能劳动老婆来开车。你偷看我干什么？ <laughs> 没有，只是觉得你家教育挺独特的。还教了别的吗？ 老公开车的时候，在旁边一个劲儿逼逼的女人不能娶。哎，这个算不算？那你为什么还敢逼逼呢？哼，还没过门就敢谋图上位，反了天了你！啊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的海鲜粥里没有象拔蚌。没有啊。 那那就单点一个，嗯，再来一个。行了，别点了，够了。待会还得回去加班呢。服务员，先这些吧，麻烦上菜快一点。好的，请二稍等。你说你非逼着人家往海鲜粥里放象拔蚌干嘛？逮着吃我一顿的机会照横了宰是吧？哼， <laughs> 这话说的，我能让我老婆掏钱吗？ 搞得跟你嫁进我严家是嫁亏了似的，谁嫁？而且我真敞开了吃，你也受不了啊！这话题我们晚上在家庭内部协调吧。啊，服务员结账哎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江队、江老师、江大神，哎，坐下坐下。这案子今儿有进展了，正指望你提供线索呢。哎，赶紧帮我看看啊！哎，你，哎，等等等。 早上，在汪兴业的秘密据点里，我发现了这个笔记本。我抓紧时间拍了前三页，有三个女孩的照片。秘密据点，嗯，琥珀山庄估计只是据点之一。原件已经上交市局了。这三个女生吧？李雨欣和步薇我们都知道，第三个情况还没查清楚，只知道叫滕文燕，而且她的肩窝里一定也有那颗诅咒般的红色小痣。 其他情况呢，先生，您的海鲜粥好了，请慢用啊，谢谢。他失踪的时候也是十六岁，小学文化，职业是洗头妹，身世背景跟汪兴业之间的联系还在查。可以确认的是，汪兴业是那个大毒枭的前客和联系人，并辐射出一张涉及贩毒、绑架、买凶杀人的犯罪网。汪兴业的犯罪网络明显超出一个省的范围。你一见你似的想把他全歼？ 真没有干劲？来，放下放下，我我自己来。怎么样？我亲口喂的，好吃吗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官府差役竟然在此公然调戏良家妇男！ 调戏完了，还得回衙门干活，真是太辛苦了。人民的好公仆啊！你不干活的话，怎么把汪兴业的犯罪团伙彻底打掉呢？不彻底打死姓汪的，怎么能顺藤摸瓜的接近黑桃 K，把这个毒枭团伙所有秘密都大白于天下？怎么了？我在看你手机里这个女孩子。 步威，看他干什么？感觉他跟其他两个都不太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毕竟步威是唯一一个在长相上跟你神似的、被黑桃 K 叫出两个亿身家的小姑娘。嗯，怎么不一样？因为只有她在笑。对呀，都是免冠证件照，为什么只有步威在笑？而且笑得这么温柔、开心？ 他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汪兴业是作为领养人出现在他的生活里的。其次，他年纪最小，十三岁，还不太懂事。 <laughs> 他笑的让我不太舒服。嗯，我本来打算明天一早再去医院跟他聊聊的。你来吗？干嘛叫我去？哼，你这才刚过门，还没领证的小媳妇儿，放心让老公一个人去拜访女受害人。 还不得赶紧跟着严副支队？我必须！哎，马翔，你陆顾问正坐我大腿上撒娇呢，什么事儿啊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陆师爷竟然公然调戏官府差役，是道德的扭曲，还是人性的沦丧？或是严格你为了破案，终于决定出卖肉体？要出卖的赶紧！ 万一明儿那姓汪的孙子不幸落网，你珍藏三十多年的美色就更没有理由卖了。你这不是在考验我，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党性吗？咱们到底还抓不着汪兴业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建阳县那边有线索了？不是那边，是两个月前制毒案行动，有个狙击手引爆了缉毒现场。事后你让技术队重建了犯罪嫌疑人面部三 D 图，交给省厅做数据追查。不是说省厅查不出来，只能上交部里吗？嗯。 部里的匹配结果刚下来，你猜之前省厅为什么查不出这个人？他是外籍。对，搞了半天那龟儿子根本不是中国人，因为杀人、走私，在缅甸留过大量案底，是个职业惯犯。你接着查，顺便把他案底资料发过来。啊，正好你陆顾问在，可以让他帮我们看看。等着，我马上发。 金杰，男，缅甸籍，二十六至二十九岁，黑帮惯犯，人称方片 J，曾在黑市拳赛上收钱打人致死，非法持枪走私象牙，枪战杀死军警，贩卖大量毒品等，还在五年前的一场缉毒战中突破重围，重伤两人，全身而退，死后就销声匿迹了。看来是偷渡到了中国呀，方片 J。 要是按扑克牌顺序来讲的话，这人应该算是黑桃 K 贩毒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了吧？应该吧。不对呀，跨国犯罪集团的头号老板和第三号人物，直接跑到胡伟胜天台上去搜一包蓝金，是胆儿太肥还是嫌命长？其中，该不会还有其他原因吧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你假设看看呢？ 你现在假设这些都没有意义，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只是胆子大？废弃公路那天晚上，表面上也只有两个摩托车手出来营救方平 J，但其实远处还埋藏了一整支贩毒车队。真对上了，警方也不一定。但是事后我回忆了很多遍，觉得在天台上那次，他们两人不像是带着后援。那我们只能推测，当他们去天台的时候。 非常确定不会有警察赶来的，所以说他们有内线，对我们的调查进展了如指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出现在那里，对他们来说才是真的意外。你现在问这些，是想证明这个缅甸华裔不是方平 J 还是怎么着？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就是方平 J。这么肯定？你记得我曾经说过，发现蓝鲸的存在之后。 我曾经独立调查过这个贩毒集团吗？嗯，你是说过。那时候，好几个不同的线人向我提起过他的存在。据说黑桃 K 对他非常信赖，但我不能确定他是二把手还是三把手。换言之，不知道他是 Q 还是 J。我花了很长时间。 直到铆钉终于打进了集团，才搞清楚他们的内部结构。铆钉告诉我，红星 Q 另有其人。概括来说，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：黑桃 K 遥控所有决策，红星 Q 负责部分计划执行，方片 J 则确保所有人将黑桃 K 的命令执行到底，同时拥有监督、善后、刑罚、灭口等等权利。 很多血腥犯罪幕后都有她的身影。照这么看，红星 Q 的参与度似乎是最低的。因为某丁曾经说过，她是个女人。女人？某丁是个非常出色又勇敢的卧底，曾一度做到红星 Q 的直线联络人。很多传递给警方的线报都是从他那里获得的，包括三年前。 公州塑料厂爆炸时的那起毒品交易。那三年前，到底是铆钉传出了错的线报，还是有内奸向红星 Q 通风报信，才导致你的 <coughs> 警方的行动全军覆没？ 我要是知道内奸是谁，还会耐着性子坐在这里？不把他俩彻底弄死，怎么能解开所有的秘密呢？嗯，我该回去了。局里查到线索了。嗯，你猜王兴义是怎么逃出去的？怎么？妈的，蹬自行车！我送你回去吧。哎。 别了，你刚喝冷茶，对肠胃不好，要暖一下。服务员，先生，请问还需要什么？哎，你们有熬粥用的好汤底，捡温热清汤不带油的，上一小盅来。再把账单拿来我签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你今晚还通宵加班吗？怎么，孤枕难眠睡不着啊？ <laughs> 再等等，案子破了，保证天天晚上陪你睡啊。 走了。 王兴业，去，杰哥，你你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啊，不不不，走开，都给我走开，我们不敢在这里动手，不敢的，走开走走，为什么？连您都不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饶了我，饶了我吧！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不敢在这里动手？ 我只是想活命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你看到那个警察了？呃，呃，有什么看法？我我我我我的看法，警察，我我不知道他是我。你看，你连一句奉承话都不会说，让我有什么理由饶你？

那其他收尾的事儿怎么办？警察会帮我们料理干净的。开车。 李局，我正在公州看汪星夜坠楼的案子，畏罪自杀。 <laughs> 你就这么害怕去面对前面陵园里十多个骨灰盒吗？是的。你满意了吗？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乘风。 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，有一束破云而出的光，穿透了深夜迷障，一条线划分地狱天堂，谁不想坤？